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是复活节，我就和大家复活节就是讲耶稣的系列不啊，耶稣从死里面复活，所以我就和大家来讲解分享耶稣复活见证人这个题目。我们来做个祷告。父神啊，师傅这段的时间，恩高就是不能先讲的，开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认识主主。 你是生命的主，你是我们的神，是我们的上帝。主啊，你自己生命之道领导我们，让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。我们认识主，我们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。主啊，神灵在我们当中引引导运行，让我们明白真理，进入真理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保罗哥，保罗说。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我们信是空的，我们传的也是空的。每个传讲耶稣复活的人都是在做假见证。简单的说，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基督徒的信心根基就崩溃了，基督教就瓦解了，教会就关门了。可见。 耶稣复活，基督信仰和信仰。Frank Morrison，m o 律师，英国人。他这么想全世界全世界有三十八千的人，找来外，相信耶稣死里面复活，相信耶稣。 死里面复活，我要证明，我要去证明耶稣没复活，耶稣没有复活，那么我就名闻天下，我就全世界都崇名扬了。于是，他就凭着他所接受的那个专业训练，他花了五年的时间，研究要证明耶稣没有复活。可是。 研究到最后，他却发现到一个意料不到的结果：耶稣复活，耶稣死后第三天，的的确确复活。嗯，他研究到这一点的时候，面对着这个事实，他决心相信耶稣，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，格样相信耶稣。 接受耶稣找一 Q 作，然后他把他的五年研究那个报告公布给全世界。他写了一本书畅销的书，那本书叫做《Who Moved the Stone》。在这本书里面，他不是证明耶稣没有复活，这本书。 是证明耶稣复活。他本来要写一本书，证明耶稣不活。结果五年研究以后，一写这本书，你讲耶稣的的确确不活。在这本书里面，他讲了一句话：耶稣复活是历史的事实，是绝对一再相信的呀。好，弟兄姐妹。 女人呢就被问的跟男的，是不是很的？所有的人，汉巴拉人都相信耶稣不活的是不是？是就讲是，不是就讲不是。来，想好了啊！一二三，不是。哎，再讲一次，来，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耶稣复活？来，一二三，不是。 不是，一千多年前已经有人不相信耶稣复活了。所以保罗说什么？哎呀，怎那叫你的顶啊？我能够莫死呢，不要去大爷嘞？一律就讲怎那叫你的顶啊？你能我能没相信耶稣不活嘞？哎，一千多年前有人相信耶稣，不相信耶稣复活。 今天还是有人相不相信耶稣复活的？前年我们国家有一种案件，那是全世界都在看的案件。那是什么案件呢？SRC 案件。我们的前首相纳吉被控上法庭，被控洗黑钱。那么去年。 七月二十八，法庭就宣判，七项罪名全部成立。我们的前首相纳吉，他要坐牢十二年，罚款二点一亿。啊，当然， <laughs> 这个判决不是最后的，因为前首相纳吉他要上诉，那控方也要上诉。控方说。 他那个刑罚太轻了，要加重这个刑罚。那我要说的是什么？这个案件全世界瞩目，这个案件前后审讯了多少天呢？哦，看一下，太小资料哈。五十八天。那么控方转交了多少个证人呢？鬼呀，啥死呢五十七件，五十七个证人出庭。嗯。 我来出借证人出庭，他们做什么？杀事？杀事？杀事？杀先了？你莫讲杀先了，杀事？杀事？挺明显了嘞！哎，证人就是证明有没有做某件事情，证明是不是事实。我讲啥事可可法庭就讲，挺明显啊！我找会大爷吗？证明呢给你的的确确我就也大爷呀。同样，保罗。 他知道有人不相信耶稣复活。刚才我们姐妹读了那一段的圣经，那是什么呢？保罗他列出了一份见证人名单，耶稣不啊杀死的罪的名单。啊，这些见证人，这些见证人，这杀死的异端中，的亲眼亲眼见过复活耶稣的人。 呃，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读读读读读读读，我们读这个名单，我们可能那个感受不那么强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千多年前，当保罗把这份名单提呈上来的时候，那个名单是非常有冲击力的，非常有说服力、说服力的，非常有感动力的。那我们就来看看，就在这份沙西。 耶稣不挖杀死的名单是谁？第一，一共分成六个组别。第一，彼得，男人都要背。耶稣被抓的那个晚上，彼得因为害怕，明明跟过耶稣，他三次否认自己没有跟过耶稣。但是后来，耶稣不挖了，幸好彼得扛。彼得一看，不再害怕了。 他公开站上站上来，对大家说什么？他说：“这位耶稣加耶稣，现在已经我一部了，一部分呢，刚救哪样？当的抗这个耶稣不活了。”他站起来，公开对大家说：“耶稣已经不挖了。”第二，使徒不挖耶稣，先给十二个使徒看。 耶稣定在这个时候，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门徒们跑着跑，躲着躲，散了，隆重散了。后来他们听见耶稣复活，他们又在一起讨论，乌样模样呢？到了最大爷但是他们很害怕。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门还关起来，身子里面记载，不忘记耶稣向他们显现。但一人狂热的。 不给耶稣时候，他们不再害怕了，他们勇敢的一个一个出现在公共场所，跟大家说：“找沙西贡献了耶稣和的顶死之家的耶稣已经就死在那不活了。”门徒们这么讲。第三个是谁？五百多个弟兄，那不给耶稣很好，五百个也能扛。把那个加了十个话，其中一大半挖掉给 哇，这句话很有力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买全经耶稣不挖没？那亲眼看见不挖耶稣那啊赶快挖掉去！你能可满一可满一呢？可满一呢？事实啊，摆在眼前呐！他们都是耶稣复活见证人，都在杀死证明耶稣不挖给第四，雅各，这雅各是谁？ 耶稣一点雅各，圣经里头讲，耶稣也先学一点看，怎么呢？因为圣经里头讲，耶稣一点没相信耶稣的嘛。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，耶稣的弟弟不相信耶稣的，但是后来怎么相信耶稣？而且还做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，因为复活的耶稣向他的弟弟雅各显现呐。 所以他本来不相信耶稣，他现在一全信耶稣了。当然像众使徒，都是保罗的名单啊！众使徒，哎，圣经用一句话再显给众使徒看，这个再很有意思，知道吗？如果耶稣只是显现一次给他们看，人家可能讲，呃，你可能没救活我嘞。耶稣是由你身体的给心血跟搞完天吗天个没救，进屋看没出路嘞，对不对？ 啊，人可能会这么讲啊，但是耶稣不是一次给他们看。如果根据圣经记载，詹姆斯所知道，耶稣最少显现三次给他们看：复活了给他们看。第一次，就是门徒把门关起来聚会的时候，复活的耶稣不挖耶稣就安点安出现。但另外，因为多马不在，第一次多马不在嘛，多马说：“我不相信，你那边就活天妈啦，没救出你没得看没情路。”啊，一个外就看着耶稣。 就佫咧摸着摸，看他一一一追他就佮那，一追来就佮那，求见啊，求见啊，所长有没有动？这边北欧那呢，有没有动？哎，最后他摸了，哎呦，真的是耶稣复活啊！一鬼拉那过，我个佮做，我爱佮你知道吗？在历史上，多玛是第一个醒灵亚公亚稣是醒灵人。哎，你看那个时候不是多玛看见所有的？ 门徒也看见第三次，耶稣宣天，门徒们都看见不亚给耶稣。我学过，我学我我学人就也呼，再借到天给人去复活的耶稣显现给门徒们看，不是因为小外，小外烂拜散拜，意思什么？这是的的确确，这是事实，没有眼花。 是他们都是耶稣复活的这个见证人。第六啊，保罗，保罗说什么？也先向外看，外全拉着的，每搞三更的时间，叫我讲啊，未到长期啊，神着人，把我咪叫我讲啊。这个每生啊，两个石头的山，过那白头的、铁头的、过山岭的，我全拉转下，跟个一样跟啊。为什么保罗他讲他自己？我们知道保罗一律说这样。 他本来就是一个不相信耶稣，他不但不相信耶稣，他还到处去抓那些相信耶稣的人。你们见礼拜他们，我把你们关注。但是有一天，他去抓做礼拜的人的时候，在路上，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，复活的耶稣像一拔就跌倒，他看见复活的耶稣。三天后，他完全改变。 他本来是到处去抓那些走来外的人，该那那么走来外人走来外。他现在变到什么？变到到处去传福音，给人走来拜人到去东福音，叫人家来做礼拜。他本来是到处乌来拜人坑伊，乌来拜人坑伊，乌来拜人坑伊，因为一些国民，他从官那边拿到那个那个那个帕 r 嘛，那个权柄嘛。现在他到处去开教堂，在罗马开教堂。 哥林多、加拉泰、菲利比、帖萨罗尼、伊夫所，都开啊！如果我们有机会去土耳其、去希腊，哎，我们就会走。这里保罗开教堂、开礼拜堂那个地方，保罗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？因为耶稣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，所以他是复活耶稣的见证人呐。保罗，你看他拿出这个杀西名单，杀西名单。 他就是要告诉那些不相信耶耶耶稣复活的人，告诉他们说，耶稣复活是确确实实的历史事实，不是人杜装或者捏造出来的。弟兄姐妹们，假们鞋盖有两种事实，第一种事实叫做科学事实，第二种第另外一种叫做历史事实。什么叫做科学事实？什么叫做历史事实？好。 科学事实是可以重复、重演、重新再来的，叫做科学事实。我举个例子，H2O 是什么？水。我们读书的 H2O 是水，你做化验一百次也是水，一千次还是水，一万次也是水，总而它可以一直做都是水，这个叫做科学事实。第二个事实叫做历史事实。哎，另外一个 slide。 历史事实，那历史事实是什么事情？我举个例子，美国林肯总统给人家，嘣，死掉了。这是历史事实，但是历史事实能够重演吗？历史事实能够重复吗？不能嘛，对不对？不能够再来一次，枪林肯。这两种科学事实、历史事实，科学事实可以重复。 可以重新重演，历史事实不能够。弟兄姐妹们，那么你们告诉我，耶稣不活是口叙述，不是历史叙述？耶稣复活是科学事实还是历史事实？耶稣复活是科学事实还是历史事实？来讲好了没有？你讲科学事实就讲科学事实，你讲历史事实就讲历史事实。来，诶。 二三历史事实，记得历史事实。历史事实是什么？不能够重演，不能够重复的。然而，今天我们借着千千万万人的生命见证，千千万万人的杀机，一个人站那能够了，压稣不完，是谁实在在的大爷，压稣 一些不我的心，一些不我的以做。保罗，他列举了六个主别见证人。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只是六个主别没。我在想，还有一个主别，第七个主别，你们知道那个第七个主别是谁吗？太快现出来了哈，不要紧。那第七个主别是谁？ 不在哥林多前书那边写的，写在历史上的是谁呢？就是你，就是他，也是我。所有所有所有找来外人，所有基督，所有相信耶稣的人，一人做理些呢？耶稣不阿给杀死，我现在牧师我所外意大利博洛威以后。 伊就都拢强大，当伊就都拢强大的时候咧，有热情的人兑现哦。要讲翻语啊，啊，问他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艾克林牧师，你们为什么敬拜一个死去的犹太人呢？”就是讲耶稣西游的，为什么敬拜呢？艾克林牧师怎么回答？耶稣并不是死的。 耶稣已经复活了，而且今日更难的鼓励挖掉你我可以给你很多证明。但是最实际的证明就是什么？耶稣活在我心，耶稣活在我心。OK，埃克林牧师回去了，回去了之后，他到家里，他一直想，想做那个青年人的问题，也想做这个问题，怎么样用最简单的方式向人家证明？ 向人 <coughs> 向人家证明耶稣复活这样的一个真理，会传给人家听的。他这么想，圣灵感动他，他就写了一首歌，连歌词也是他所写的。这首歌我们会唱的。我奉以为复活主，他今在世。 活着。我知道他且活着，无论人怎么说，我见他受撕怜悯，我问他安为生。每次当我需求他。 他在我旁，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。他与我谈，他伴我走，生命在路通过。我要传扬救恩。 领导万邦，你问我真自主，我觉因主活在，我心。做我的外心呀，马龙你能贡献呐？耶稣，我的外心。 多么有力、多么强的一句话啊！弟兄、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耶稣不亚给杀死呀，见证人呐，你知道吗？我只能讲福音，我只能讲，我真实话只能讲，我只能讲耶稣，我尽全啊尽实帮跟我明白因为只能讲耶稣，相信耶稣，我个蛮好，耶稣你看，莫买了看没掉。 目前呢，无们一百姓进来看，进来求，进来没救，进来逃。我爱点看不的现乃没。但是你相信耶稣，你相信现在你相信耶稣这一位手摸不到、眼睛看不到的上帝，他在你的心中，他在你的生活上，好像刚才师哥所说，他与我谈，He talks with me and was with me。 Along life narrow way，感谢上帝，弟兄姐妹们，耶稣不坏，一切不坏去做。一个男人不坏的，这个整个世界不坏你应该跟你搞，就是为耶稣，你相信一定要成我想，找你个帮助，找你个力量，找你个依靠，安慰你，攻击你，改变你。 年轻人会听得懂吗？很简单，啊，改变你，还有引导你。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，他在里面声音对你说：“你应该怎么做。” You ask me how I know he lives, he lives waiting my heart。你们认识这个人吗？认识吗？ 龙飘飘，有没有人不认识他的？年轻人可能不认识，年轻人认识周星驰还是什么哈？龙飘飘，贺岁歌后，你们有听过他唱歌吗？哇，他的声音是属于不是女女性那种柔的声音，是女性中的那种很雄厚那个声音，所以他唱新年歌是很大家都听过他唱的。每条大街小巷啊，他唱的很好听啊。 龙飘飘，他在十二年前，龙飘飘，他发行了九十二张个人专辑，一出六 C D，搞了你搞了你冤，一对五的三个国家，在五十三个国家开过演唱会，哎，一共可以说每一个华人很难比较老的哈，我们都听过他唱新年歌。 在十二年前，十四年前，一九九七年，他信主，一信主一点信后，语言他，我在芙蓉堂的时候，曾经邀请他来芙蓉堂，因为演唱会，大量什了诗歌不到位，诗歌不到位。那你们注意，啊，另外一个 slide，这是他的海报。 龙飘飘后面两个字什么字？会看得到吗？来，一起读一下，一、二、三，龙飘飘。牧师，龙飘飘扁牧师有得本没啊？他脱下歌星之父，脱下那个光那个歌星那个棺材。 光环，他现在穿上牧师的祝福。那我还告诉你一点，龙飘飘，这是他这他的海报。那个时候我分的，这边有一排字，你们会看得到吗？看他来读一下来，一二三。哇，你那么久日本女哟，我觉得大眼眼，眼眼，你那么大眼，眼眼啊！ 啊，龙飘飘过去是为生活而唱，走五十三个国家，出了九十二张专 CD，赚很多钱。但是他现在是为生命而唱，那个生命是指谁呀？耶稣！现在他到处唱歌，唱什么？请耶稣，赞美耶稣，感恩公耶稣。 可能相信耶稣，所以龙飘不要给男的实行了不挖耶稣给杀死？他相信主了，他的生命全部改变了。弟兄姐妹们，知道了没有？男人给男的相信是复活的耶稣，耶稣复活的，他是生命的主。你害怕吗？你干吗？你没有平安吗？ 你给我孤单吗？你给我需要你吗？耶稣是你的榜样。我呢，怎么绝完你呀，我为什么这么样？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你要想找到新人、新造的人，因为耶稣他是生命的主，他要赐给你新生命。你有一个新的人生、新的生命、新的开始，只要你相信耶稣。 我现在要唱一首诗歌，很美的诗歌。今天你是不是？Because he l i v e 因为耶稣活的，因他活着，我能面对明天；因他活着，只怕消失，我深知道。 就掌光未来，生命值得活下去，是因他活着再来。他一个人，耶稣，因为耶稣我的闽南话先生什那代爷，我也都冇样。耶稣的生命里做，因为耶稣我的一定会帮我，一定会力量。All fear is gone. 隆重讲出来可以哦。我给的平安，开始。哎，另外一个事来，外北天人掌管。我知道谁掌管未来。你今天在，觉得自己没有明天吗？你不知道前途茫茫吗？相信耶稣，在耶稣基督面是新造的人，生命的主耶稣在你的生活当中，所以我们活下去，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活着。来。 我们唱，啊，来，一二三，因他活着，我能面对明天。因他活着 o u r fear is gone because I know。 他活着，我难面对明天；他活着，哪怕消逝，我深知道，这长歌为。 来，生命之灯，活下去是因他活着。我们祷告。弟兄姐妹、朋友，你要背得哈？耶稣一时不挖地做，耶稣不挖了，一个哪里挖掉？一定要揭开挖掉。 没做，看没做，触摸没做，但是那新的经我做，那能相信伊，祈祷伊，伊做了，那能信我做啊，帮助那能耶稣是不活去做，耶稣是神命去做，那能相信伊，那能就是为新神命的开始。古代嘢过去了，都变做只新人、新造的人。弟兄姐妹，耶稣复活了。 耶稣是生命的主，我们眼睛看不到，手摸不到，但是他在我们的心中，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你祷告他，你相信他，他是你的帮助。耶稣复活了，他是生命的主。你相信他，就是一个都变成新的人，你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新的生活，新的人生开始。弟兄姐妹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问你们。 你们当中有谁对人讲耶稣爱我，就相信你。你是爱佮做，爱佮信，爱相信你。你回答耶稣怎样讲吗？你说主啊，我要相信你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上帝。你对耶稣这么讲，愿意请你把你的手拿起来。啊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你讲相信耶稣是不屈的主，对吗？相信，求可以做 A 了感谢主。相信耶稣。 复活了，一是你生命做，一是你去做。我无伊平安，我无伊生命改变，一是我的帮助。还有谁吗？我改蒙受败。对呢，讲，我相信耶稣，感谢主，good day 吗？good day 吗？就按那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好，停下，我改蒙受败。good day 讲，耶稣，我相信你，就到起了，感谢主。 感谢！那能该做什么记了？请停啊，到处那坎起的，勇敢的站起来。我们是在承认耶稣是我生命的主，勇敢的站起来。那能记到？感谢亲爱的天父神呢！你也被卖了呢，我国人是冒雨呢，我国人觉着再有点硬。 外国人故少，就做一个恐怖。但是感谢赞美主，你爱外国人，耶稣基督，你靠这边世界。恩，外国人定势之家，生命外国人，在在外国人救助，死后外国人升起生命。感谢赞美主，你这时候已经看见了，你只要是灵赶走，你看见得了。那你所爱的人，你敬重的人，一到去求你，你表示你是一个做什么样的做。 谁叫做？谁先感谢赞美主？音乐归何做的赞美啊！我做的这圣灵，他是感动做，带领外国人，关注外国人，保守外国人，生活来被讲。主啊，外国人给他相信去做。耶稣一不活了，一个人能活一切生命做，感谢赞美主。一切的荣耀归何你，叫做他继续带领外国人，外国人相信你，外国人对你的恩典跟知识上进步。 感谢赞美主，感谢赞美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最后所有的人感谢主，记得奉耶稣基督的名叫，阿门。